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十月革命之后呢，这个呃，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斯大林呢担任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那相当于国家民委主任啊，主张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受到列宁的这个严厉批评啊，说你比这个俄罗斯人更俄罗斯啊，你这俄罗斯你不是格鲁吉亚的吗？你黑毛啊，你怎么像是黄毛啊？源于他的自卑感啊，我来自少数民族。 我怎么能让主流民族认同呢？我只能跟以前的群体彻底决裂啊，甚至狠狠的打压，表达我的诚意啊，就跟只说英语的华人道理是一样。哎，我跟你们中国人不一样，那我高贵，我说英语是，买英 s 是 very good，那我跟你们都说英语，你这牛逼啊！斯大林呢，参与设计实行党内的民主制，但是呢。 这个他在党内呢没有获得最高职位，他说这个党内啊不要设最高职位，领导集体由民主选举产生，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最后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斯大林一直担任这个秘书长的这个职务啊，后来呢咱们中国把这个职务呢给翻译成了总书记，在俄文呢和这个英文当中，秘书跟书记是一个单词儿。 这个职位呢，相当于一般单位的这个办公室主任。所以说，这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其实就不如说是相当于这个党办主任吧？那就这么个意思。他当总书记的时候呢，就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啊。那你你你今天什么中办主任，什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那不得了啊！啊，但是他刚愎自用，跟列宁的关系呢开始显著的恶化。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在这段期间吧，斯大林主管的工作。 接连出现了失误啊，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这些共和国加入苏维埃联邦的这个问题上啊，斯大林的操作手段就明显的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并且呢打击对此提出异议的人，这个行为呢就遭到了列宁的反对。一九二二年呢，这个斯大林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啊放松外贸垄断啊，跟列宁呢就再度发生了这个冲突。所以列宁后来就通过大量的工作。 取消了中央全会这个决议，不仅这个他工作上跟列宁有矛盾，他这个粗暴无礼的个人品质也暴露出来，甚至对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敢公开骂。在这儿呢，就是引述一下啊，苏联前外长莫洛托夫也是斯大林的忠实走狗，后来的回忆，斯大林对他大致是这样说的啊，说怎么啦？就因为他跟列宁同用一个厕所，我就应该像尊重列宁那样尊重他，我还得巴结他。 他跟列宁睡觉，他就掌握列宁主力了啊！你这种掌握方式，我可学不了，对吧？你想这话，当然就引起列宁的极大反感。我靠，小样儿，我媳妇儿你都敢骂，长嫂为母，你不懂吗？啊，你知道我有卡尔梅克人血统吗？老子蒙古人，摔跤撂死你，你信吗？是吧？我告诉你，你反对他就是反对我，是吧？你要么他妈的道歉，要么滚蛋。后来列宁病入膏肓了啊，有人说是梅毒，跟同治皇帝一样。 是吧？哎，病入膏肓，要挂了。在遗嘱当中，他甚至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这个二二年十二月中旬，列宁健康状况恶化，就口授了一封给党的这个代表大会的信。后来这封信呢，被称为列宁遗嘱，或者叫列宁的政治遗嘱。在这封信当中啊，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差。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利，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各方面。 同斯大林一样，只是一点呢强过他啊，就是呢比较耐心，比较谦恭，比较有礼貌啊，比较能够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可见这个呃，当时的列宁都不认为斯大林可以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啊。事实上呢，这个斯大林二二年四月当上总书记也不是列宁的提议啊，因为列宁病了，没能参加这个中央全会。 他也没有授意别人代他转达建议和提名，实际上就是政治局委员啊，这个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在这个全会上呢提议的啊。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中旬，列宁呢最终就病倒失语了，那说不出话了。然后二四年一月他就去世了，到了五月十八号，他媳妇呢就把列宁口述的这批信件移交给中央。 但当时呢，这批信件呢没有在这个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宣读，而是向各代表团呢分别宣读，而且呢文件不得复制，也不得记录，呃，从而呢把这个影响呢降到了最低。在当时的这个情形之下，斯大林执掌苏共已经是无人可以阻挡的了。列宁去世之后呢，这个接替他的人选里边啊，托洛茨基呼声最高。 当时党内没有最高职务啊，这是一种新型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嘛啊！列宁的领导职位呢，也不是靠个人迷信、打击排除异己建立的那，而是靠他的这个民主作风、团结包容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的高贵品格啊，他形成的啊。托洛茨基是列宁非常欣赏信任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呢，列宁被这个呃，就是这个二月革命之后这个临时政府啊通缉，逃到国外。 起义的工作呢，实际上是由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啊。后来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这国内战争当中，托洛茨基组建红军，被称为红军之父啊。如果他有一点个人野心，列宁去世之后，他窃取党政军大权，那简直就不费吹灰之力。如果这个列宁去世之后呢？ 呃，这个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遵照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后来呢，也就不会发生斯大林攫取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并且呢，把这种模式啊，所谓斯大林主义推行到所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断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不会有这种事儿发生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啊。 列宁去世之后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政府部门啊，担任这个高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人，不希望呢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新领袖啊。原因就是嫉妒呗啊，妒贤嫉能啊。也就是这个呃，民主选举领导人啊，跟个人任命接班人的不同之处。托洛茨基是出身上流社会啊，受过良好教育，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啊，能说能写。 在革命斗争经历中呢，功勋卓著，人民群众中威望极高啊。斯大林不行啊，一米六三是吧，满脸麻子啊，说了一嘴乡音浓厚啊，带这个格鲁吉亚烤肉味的这个俄语，那完全是端不上台面。而且呢，在他这个窃取这个大权之前呢，见人都是一副谦卑的神情啊，各位都是大哥，我是小弟，跟着你们出来混的啊。所以高层就觉得呢。 让这么一位啊暂时代替列宁的位置，自己以后有机会取而代之啊！如果让这个托洛茨基上台啊，所有人都会安然失色。到了二七年十月，因为托洛茨基极力反对斯大林独裁，主张这个世界革命，被开除出了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大整肃之后，更是被流放驱逐啊，先后流亡到了土耳其、法国、挪威，甚至到墨西哥。 三八年呢，在墨西哥跟支持者创立第四国际啊，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跟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也就是第三国际分庭抗礼。斯大林呢，就不能放过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在这个托洛斯基流亡期间呢，不断进行暗杀啊，几次失败。 这个最终在1940年，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家里被他所谓的朋友，实际上是苏联特务啊麦卡德用这个冰镐凿入后脑，残忍的这个杀害了。那托洛茨基不愧是久经沙场的革命者啊！那这砸冰镐咔家伙从脑子是吧？从脑壳凿进去，二十二个小时之后才死啊，还还不如马上就死了。那一代伟人。 安然谢幕啊！有个中国作家呢，在这个著作当中这么评价他：，啊，说这个孤独的流亡者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却能让掌握着绝对权力的独裁者胆战心惊，这就是托洛茨基力量之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了反对派，掌握大权啊，踌躇满志。 这个时候呢，作为党的总书记啊，必须得巩固自己的权力了啊。首先呢，是在关键部门嘛啊，你得安插亲信啊，通过弗罗西洛夫来指挥红军，然后通过这个雅各达啊指挥安全机构，然后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跟这个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呢，布尔什维克党啊，这个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 斯大林俨然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啊！一切成绩的取得都要归于斯大林啊，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到了二九年十二月，斯大林五十大寿，苏联呢为这个斯大林的五十大寿呢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啊！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甚至天才导师和领袖那种祝贺。 原来被击败的这个反对派呢，也参加了对他的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就比如季诺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哈，还有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啊，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啊，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的。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当年点头哈腰装孙子的格鲁吉亚小矬子，竟然有如此手腕，悔不当初啊！不应该把老大哥托洛茨基挤走。 与此同时啊，这个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形成了一股潜流，就是斯大林推行的政策呀，越来越依靠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和崇拜，因此呢，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就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这些不同意或者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 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是起妨碍作用的。呃，到了这个三四年啊啊，苏共十七大啊，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啊，这次大会刚开始或者在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呢和风头正劲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须要撤换斯大林。 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的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呢知道了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三四年是他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敌人，包括基洛夫在内这些人啊，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过反对派，但是这些人现在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从政治经验上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个人一次机会。如果他不会战胜对手的话，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他自己。这个基洛夫啊，跟斯大林铁到什么程度？据说每次基洛夫来看大哥的时候，斯大林都会把自己没吃的晚餐先让给这个小兄弟，正吃呢，一看基洛夫来了，推吐一口，哎，来你吃是吧？让给他。 晚上太晚了，基洛夫要住着了，他就会睡斯大林的床，斯大林就睡沙发。啊，就这俩不是基友，啊，斯大林就睡沙发。斯大林家看来也够简朴的，就一张床。当时这个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基洛夫将毫无意外的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苏共十七大上，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二十二次提到斯大林，他为这个斯大林呢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儿，比如说这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伟大战略家啊，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做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上去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啊，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欺骗。 他知道掌声和动听的宋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汇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